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的两段经文是充满福音。首先，在我们的福音书经文《从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基本内容、福音的根基或者基础，就是耶稣为我们被钉在那十字架上。 这是个历史事实，两千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小山丘上所发生的。我们的书信经文从格罗西书第一章呢，它就告诉我们，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被迁到耶稣的国度里，我们得蒙赦免，我们的罪过我得蒙救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以及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的书信实在是太丰富的福音，但那段就是没有律法。 因此也没有指出我们的罪。换句话，这段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但有立把显出我们的罪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病人才用得着医生。 我们如果认为我们都很好，认为我们是很虔诚、很成熟、是很认真的基督徒，那恐怕在我们的骄傲中，我们就忘记我们需要耶稣，就是认为我们不需要福音。当我们听牧师宣讲福音的时候，也就在想，牧师啊。 你不用告诉我这些，我这些都已经知道了，我已经毕业了。你告诉我我要做的是什么就好了。那么这样的态度实在太危险了。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认为他已经不怎么需要福音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在靠他自己，但他视为根本。 可靠的，它也就是会死的很难看，包括永恒的死在地狱里面。因此，今天我们好好思考、了解、享受我们各罗西书经文丰富的福音之前，我们还是应该被提醒：我们真的需要这宝贵的福音。 我们的今晚一开始第十三节就说父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段就很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但是接下保罗马上就说。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啊，这就是律法。这律法也会显出我们的罪。你们做的怎么样？我们，你们有没有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如果回到《格罗西书》的话。 在第三章，保罗类似地说，我们应该诚虔诚地行事为人。他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贪呃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我猜，保罗在这边所列的罪面。 最后一个贪婪，或许是我们最容易犯的罪。因我们的贪婪，我们真的需要福音。十条戒也是提到贪婪，就是第九与第十条戒，不可贪恋别人的任何东西。贪婪、贪恋、贪心、贪吃、贪财。 无论是什么样的贪，我们就是会贪，因为我们就是不满足。我们总是要多一点或不一样一点的。我们非常渴望有。对你来说，那你那一直想要有的是什么呢？啊，如果你有这个的话，你就会满足。 真的会满足吗？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一定是够的，像上帝所告诉保罗的一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一直想要的那恩典之外的东西，就是我的假神。的确，第九、第十讲这真的带我们回到第一。 条件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的。是的，格罗西书就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希望你的罪已经被刚才这样的律法显出了。我希望你重新看出你真需要福音。 因为我们今天争到剩下的时间，就是要好好的多认识、多吸收、多享受、多确信上帝在基督里丰盛的福音。好，首先像我一开始所说的，这段经文有四个不同的福音。第十三节，父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牵到他爱子的。 里第十四节有两个，我们得蒙救赎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最后第二十节，我们与上帝和好。那么这四个不同的福音，当然都是互相有关系的。 并且特别在《戴罗西书》里面，我们可以说这四个福音都是围绕着两个历史事实、历史上的事实。首先就是耶稣两千年前被钉在那十字架上；第二个是你的洗礼。这段特别是第二十节清楚地提到那第一个事实——耶稣的十字架。这段。 没有提到洗礼，但是《在我新书第二章就是下一章几节后，特别强调洗礼是那事件、那时刻，你这一个人亲自得到耶稣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所赚得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第一个事件——耶稣的十字架来开始。 我们的经文第二十节就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实在太难想象，太难抓住耶稣的十字架是多么的重要。 第二十节就说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万有，万有，整个世界，包括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父上帝和好。是的，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在这世界的历史上有三件事是影响了整个世界、整个创造。 两件已经发生了，第三件还没有发生了。那我就先简单的提第三件，就是世界末日，也就是耶稣再来日审判日。那第一件是人的堕落，就是亚当夏娃犯罪这件事，影响了整个世界，整个创造，就是破坏了整个世界的一切与上帝。 的关系第二件事就是耶稣被钉在那十字架，包括他第三日复活那天，耶稣被挂在那里的时候，旁边看着的看着的人根本不晓得这件事真的是影响了上帝的整个创造，因着耶稣那样流出他的血。 客观来说，整个世界现在都与父上帝恢复关系了，这么伟大。在罗马书第五章，把我类似里提到亚当的堕落与耶稣的恢复，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就是亚当的，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基督的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背叛叛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亚当的堕落与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影响了整个世界，整个创造。 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强调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使整个创造与上帝和好恢复关系了。那么，这不仅是指着整个创造，这也是指着你们。在接下两节，第二十一、二十二节，保罗也就说，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这恶行性。 他为仇，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是这样，甚至上帝创造宇宙之前，他那时候就看到未来。 所有会发生的事，包括他看到今天晚上我们这几位会在这边，呃，在来教会的人，上帝就看我们是罪人。从亚当，从我们的父母，我们就是有我们的罪性，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罪行，包括我们贪婪、贪心、贪恋的罪。 我们因此应该受惩罚，包括下地狱。但是父上帝爱我们，他不要我们下地狱了。因此，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被钉在那十字架上受我们自己应该受的惩罚。耶稣那。 所流出来的血，就赎买了我们，也除掉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与我们上帝为仇的关系。这宝血就使我们与父上帝和好，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经文第十四节所说的：“我们在他爱子里得某。 就是，是的，两千年前在那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救赎了你们。今晚继续说，你们的罪过也得以赦免。当耶稣在那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的时候，他也是指着你，因为也是因为你的罪，耶稣需要被钉在那十字架上。 是的，客观来说，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整个世界，包括你们，都已经与上帝和好了。世界上所有时候的所有的人的罪，也都已经蒙的赦免，包括你的罪。但是主观来说，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领受到了，这已经成就。 的事实，神学家喜欢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赚得了我们的救恩与赦免。但今天圣灵通过上帝的道赐给你们、送给你们这赦免与救恩。我们今晚的第十三节就谈到今天上帝如何。 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是的，虽然耶稣两千年前已经赚得了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从我们在母亲腹中当胎儿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上帝隔绝了。 也就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在撒旦的国度里面被捆绑做奴隶了。但这里说上帝把我们抢过了。那么父上帝能够这样把我们抢过了，也是因着耶稣的受死复活。耶稣那时候胜过死亡、地狱、我们的罪与撒旦。耶稣败坏了他们。 毁灭了他们，我们的仇敌。耶稣那样做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关于撒旦所说的话，在那里他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啊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那在这段，撒旦就是那位壮士。我们本来都是壮士撒旦的家具或者家财。耶稣两千年前通过他的死复活，就捆住了撒旦。今天他就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抢过来，迁到上帝的家里面去了。 你现在已经不是撒旦的奴隶，你乃是上帝的儿女，也会永远住在父上帝的家里面。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就是你受洗的时候。一个人受洗的时候看起来很简单。 不怎么样，只有一些寻常的水，加上一句话：“张三李四，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就这样而已。但是你的洗礼肯定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日子，就像耶稣被钉在那十字架上那天，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日子。 那这是因为洗礼就把你这一位连接到两千年前的那一日。哥罗西书第二章就说：“你们受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那你埋葬之前就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在你受洗那一天，上帝就把你从撒旦黑暗的权势之下。” 迁到他自己的国度里面去了。教会的传统洗礼仪式也都包含那弃绝撒旦魔鬼的部分，因为教会根据圣经一直是这样理解洗礼的。那无论是洗礼好，或者耶稣的十字架好，这两者都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上帝就是用他们来给你永恒的拯救，这两者都是很稳固的历史事实，是动不了的。也有上帝的道确定了他们的意义与能力，你可以完全信任上帝的道与他拯救你的方法。那么，耶稣的十字架是个历史事实。 是已经发生了，不会再发生了。你的洗礼也是已经发生了，不会再发生了。但是上帝要继续的给我们另外一些坚固的矛，用来巩固我们软弱的信心，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他的道，特别所宣讲的道，还有圣餐，这些。 一样看起来是不怎么样的，因为牧师，他只是一个一般的人而已。他宣讲、宣布上帝的道，包括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一切的罪，还有饼、酒。牧师把这些放在你的嘴里面，这些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这些就是上帝赦免你罪的方法。圣餐也是耶稣的真身体、真宝血，就是在那十字架上所舍的一样的身体，在那里所流出来的一样的宝血。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又与那一天世界历史最重要的那一天连接起来了。 你就得到那天你所赚得的一切多么丰富。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你不用怀疑。那不用怀疑什么呢？首先，你不用怀疑你还是个罪人。你的罪包括你贪婪不满足的罪。 可惜，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一直还是为你个罪。但是，你另外不用怀疑的是什么呢？你不用怀疑，上帝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耶稣的十字架，你的洗礼，你每次听到牧师用钥匙指赦免你的罪，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上帝给你保证了。 你的罪真的都蒙赦免，你不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上帝已经把你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你已经与上帝完全和好了。你就是他的儿女，到永远必定会活在他的家里面。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